课文二，在学校。您从几岁开始学习跳舞？我第一次跳舞是在七岁的时候。我女儿今年也七岁了，我希望她能跟您学跳舞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非常欢迎。 从跳舞，第一，希望，问题，欢迎。